锵锵三人行，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节目因为录像周期的关系，就跟我这人一样慢半拍。所以说呢，这个七二三哈，这个动车撞了这个大灾难，都发生这好几天了。那么我们也就到今天呢，才能放放这个马后炮啊。然后我们的编导跟我讲说，做这个节目啊，你千万不要笑。 说是因为现在啊，这个群情激愤呐，说你要是敢这个笑，是吧？这个全国人民的唾沫星子都得把你给淹了。但是呢，我得还得实话实说，我看到他给我找的这个材料当中的某一处啊，我确实是被这个逗笑了， <laughs> 我确实是给逗乐了。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就说这个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呐，我发现呢，跟主持人一样，他不好当，而且都成了网络流行语。 你看啊，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不是开始说把那个车头给掩埋了吗？有人说你是毁车灭镜，对吧？好，那发言人，记者问，车体为何会被掩埋？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永平回答：这么大的事故，我们不可能掩盖真相。事故现场有泥潭，救援不方便，就把车头埋在里面，填满泥潭。至于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laughs> 嗯，对不起啊。 <laughs> 然后还有这对网络流行语啊，某个记者讲说，你们已经宣布现场没有活着的人的情况之下，已对车进行拆解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会发现一个活着的生命？就那个小女孩，这是一个奇迹，对吧？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这是一个奇迹。你说为什么？我只能回答你。 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laughs> 我们确实在后来的当中发现一个活着的女孩，事情就是这么样。 <laughs> 这句 <laughs> 这是一个，你再看看一个照片，这个流星雨啊，网友们，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哎，我感觉这是毛体啊，这是是吗？对，有点。哎，这这是一个奇迹，会变成今年的年度语言。嗯，今年的热热门话，因为它不仅是概括了，就是拯救了这个小女孩。 也包括也概括了整个这个事情，包括他今后会发展的情况。但是作为我觉得哈，就是说，他个发言人呐，就跟我们主持人一样啊，有时候说话他这个张口结舌或者哑口无言，我是不完全是他呀，是他后边的人。 不知道该怎么说呀！我看了那段视频，还还真的很难拿捏。他那这个王永平先生这个面部表情，的确，他还真的不是以前我们传统官员那种很凶、很就是说呃很关一个关联。他还是做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无辜的一种表情，可是非常的呃让你就看了。我我知道你这种想笑，因为他说出来非常无辜的表情，说出来的话是我马上感觉我怎么就不信呢？ 啊， <laughs> <laughs> 他在那儿对，但是他确实问了你们，你信不信？之后还停顿了，好像两三秒钟， <laughs> 然后我以后主持节目可以吸取这种语言风格。你们信不信吧？反正我是信了。因为从常识来讲，你想一个车头啊，如果他是在一个现场，就就是说他是有泥潭的话。 为什么就不能把它吊那么多重型的吊车在那儿？为什么就不能把它吊走呢？你要保护原物嘛，这是一个以后追踪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对吧？把它埋在车里有什么？埋在泥潭里方便清理？这完全从常识上。 是有悖于常理的。我跟你讲，曾经在我们节目里多次对高铁唱赞歌的徐子东老师， <laughs> 今天为了谈这个节目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专程从上海飞过来，而且呢，他这一路基本上是倾听了一下全国人民一路上的心声，是吗？这大概正好碰巧了吧？反正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就一路很短的一段路在帮我分析这个。 就是那个十来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前面的车停下来，后面车为什么撞上去，他都一路做一个逻辑分析。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人，是因为他刚刚从北京到上海，在蚌埠四个小时， <laughs> 那高铁在那里堵住了四个小，时所以他回来就坐飞机了，也跟我议论一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在跟我分析这事，所以基本上现在全国人民。 甚至可以说，全世界没错，都在关心这个十来分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说的很对，全世界的声音咱们也听一下。《纽约时报》其实《纽约时报》引用的也是中国的微博啊。我哎，我觉得这话说的很好，我早就想跟他们说说了，就是说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 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个体都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抛弃。对，哎，这个是我想起来有一个很很有名的一个非洲人的故事，就是说。 有三个外国人到非洲的旷野里边去，有集市，一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跟着这个当地的向导日夜兼程赶路。结果呢，这个向导，非洲向导呢，每过一阵儿他就要停下来，他说我要解个手啊，一会儿吹吹哨溜一溜，坐在路边等着不走。这三个外国人就急得要死，就来一起追问他，说你怎么还不走？然后他说。 不能走得太快啊！我们要等一等我们的灵魂呐，我们的灵魂追不上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速度的悖论，怎么叫欲速则不达？这个事情，我觉得为什么全世界关注，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既表示钦佩，在钦佩的同时有点担忧。 又 <laughs> 呦哎，对，这个世界是平的这个美国这个《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嘛，他这个 Tom Friedman 很很多年以前在访问印度之后，就对中印有一个比较，就是用高速公路来做的呃比喻。他就是说，印度的发展脚步慢，但是他可能像一个就是呃，一个路坑坑洼洼的破路，他走得很慢，摇摇摆摆，可能就走在中国的后面。中国呢是一马平川的。 非常现代化的高速路，但是你不知道在这样的高速下，它到底会走向何方，在什么时候会不会突然出事儿？他这个事情，他真是五六年前说的。你现在啊，真的是打回到这个几十年前了。你说这个高铁啊，现在他不敢开那么快了，都降速了，都降速，说什么三百五啊、三百都降速。现在说是这个记者报道都提醒，就是发生之后七月二十五号又停电了嘛。 又又是电的这个故障，现在这个我看见新闻记者提醒，搭乘高铁要带着扇子，要带着驱蚊水， <laughs> 就摇着芭蕉扇，跟坐当年的火车差不多了。不，我觉得国外我看了一下，那个海外各种报纸的这个评论，我觉得他们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来看。他们呢，对中国的高速度呢，有点害怕。 我说钦佩是其次，主要还是害怕、不喜欢。就这个事情呢，发发表他们的看法。呃，因此呢，我觉得就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来说，要非常警惕第二次大跃进。但是海外的这些评论啊，仅供参考。我自己觉得，我有个看法，我在我高铁说过他好。 在香港的时候，我也预演过他会出事情，对不对？我讲大仙儿， <laughs> 这个这个不是预言了，我就是说，假如出事情，我们也不奇怪。但是我总觉得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应该支持高铁。我有一个一个想法，我觉得支持高铁的方法不是盲目的叫好，不是隐瞒真相，不是大干快上，个人不同的有自己支持高铁的方法。比方说，在我看来。 传媒支持高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追下去，就是追新闻，就是所有高铁可能产生的问题，传媒有责任把它挖出来，这是对高铁、对国家利益的最大的维护，哎，对不对？然然后呢，还有我再一个建议做法，我们的领导干部从上到下。 应该多坐高铁，带头坐高铁哦。 <laughs> 我们的人民也应该支持，嗯，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应该跟着我们的领导干部一起坐，大家就安全了，对对吗？是吧？这特级保护嘛。不是这个，我跟你讲啊，呃徐老师刚才讲这个话，这现现场有一个游荡的人啊，就是就不是一个记者，他在现场看了很多情况，他后来啊引用了一段话，他说见到凤凰卫视一个记，者我想找找我们凤凰哪个记者在现场，他说他旁听到。 凤凰卫视记者正在录制现场新闻，他觉得这段话说的挺好，我也可以给大家念一念。他说呀，那个主持人声音并不洪亮，但是讲的话却句句震撼人心，像是在说我哈，就是说，说衣食住，就说我们凤凰当时现场的记者讲。 衣食住行已经受到全面威胁的中国人，我对这句话很有感受。衣食住行已经受到全面威胁的中国人，难道还是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接受所谓命运的安排吗？以雷电这个理由来搪塞事故发生的原因，未免太过草率。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预知，但是起码我们要还群众一个清清楚楚的真相。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徐老师刚才的这个这个衷肠啊，我也能体会。就我也看到一些个评论啊，也不知道什么派别的吧。但是说的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说呢，说当然现在骂的他们都快崩溃了哈。可是毕竟说中国这个铁路发展到这个这么一个速度啊，呃，很不容易的一个一个成果。当然有毛病，你知道吗？这种呃大型交通工具啊，曾经有一个理论叫做好像浴盆理论。浴盆理论就是说呢，呃，早期故障期。 和偶然故障期和严重故障期，就最后也是要完的嘛。它就有这么一个规律。那么现在看来，中国的这个高铁啊，包括乃至于这个动车呀，上的这么快，它这个早期故障期啊，大概时间比我们预想的要长，而且出的故障要大，要重视这个阶段。而且大家就是说，呃，注意到就是说，在早期试调试期，比如说在日本的新干线，据说有半年是空车的。 它就是说不载人，空车运行，就就按你这个一盆理论，既然早期它的那个呃故障的可能性比较高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就这么着急的就满员呢？而且这次大家比如说对这个出事以后，你应该调查，我倒是觉得子东刚才我都同意，但是就说确实客观上不可能这么快，才几天就有一个。 详细的事故为什么发生？但至少基本你要报告调查的过程，这个要透明。再一个就是说，在调查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你不要那么着急又通车。我们才两天呀，着什么急呢？而且一通车马上还是又是满员，这个你不能说大家不支持高铁。据说后边那个现场观察的说，哎，怎么又开过来了？才两天，现场记者还在那儿呢，说又一个开过来，慢速，大家还哎呦，说上面人还不少，就大家还是。 呃，支持高铁的，而且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 亚洲我们是一个人口多的地方，为什么就是发展高铁？美国就不做，你看它地大人稀嘛，再加上老的铁路那么那么多，它的铁路现有铁路系统已经非常好的话，它再跃进的话，既没有必要，也不也不也不可能盈利，对吧？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它有很多的这种调试过程啊，什么这种成本太高了。可是在中国，我们先说前提是适合发展高铁，但是发展一定要非常慎重，首先安全，人命。 关天这件事儿，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不高兴、这么愤怒？就是说出了事儿了。你首先，你这个焦点不是说呀，大家哎，赶快啊，咱们要尽快运行，然后要呃要要这个呃稳定，不要不要过多的宣扬这个负面的。它本来就是一个人命在里面的事情，本来就是牵动了所有的人心。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着重点就是要把所有的信息，比如说死伤的人数。 既然有我们牵涉到这个细节嘛，有实名证对吧？为什么不公布这些呃死死人的乘客的名单呢？呃，好像公布了一些，公布了一些。他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疑问也闹不清楚。你知道，就是说，包括这个实名购票制，那么理论上来讲呢，那很容易啊，每一张票都是这徐子东身份证号码啊。哎，但是实际上是不是？你比如说，他们有的人说是什么？我听人说啊，咱咱没考证过啊，说什么实际上啊。 他就是，你就是拿个随便拿个身份证晃一下，晃一下，他就在那儿稀里马虎。你这，所以我就说啊，这个过海关的时候填徐子东女，他也让我过。 <laughs> 所以你像，咱咱基本上，咱基本上是一个落后文化管理先进科技。我跟你讲，我所以你说你这个乌鸦嘴，我也有一个乌鸦嘴。我觉得以此为戒啊，这个得要敲敲警钟。我预测啊，我个人的这个乌鸦嘴，我预测呀。 会进入一个事故频仍的时期，为什么？因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呢，这几十年来大干快上的这些个工程啊，铁公鸡啊，铁路工，你看这个桥最近噼里啪啦就这么塌呀，呃，这个这个这个这你楼塌呀，你积累的这个这么快啊，你积累的后遗症啊，大概也在未来一段时间呢，逐渐会发酵，逐渐会会暴露出来。所以我就说，我老是说，过去你看我是大陆人。 啊！但是你看，我很了解香港，因为咱在香港嘛，对吧？我也了解台北。说实在的，我每听到我有的这个老乡，北京人呢也好，上海人也好，说现在我们跟香港都拉近距离了，哎呀，现在我们都超过台北了。现在我们怎么城市，怎么怎么着？我跟你说，我每听到他们跟我这么聊啊，我私下里我说我就有三个字，呸呸呸！你听，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以为现代化是什么？说咱们这个现代化呀，你只是有了一些现代的物件、现代的道具，你可远远没有话呀。 现代是个画呀，画的画到你这人，我就在接这个文涛这话，就说可能高铁的技术原来我们是拿过来的，但是拿过来之后你要画的话，这里边有人工的因素。那我们本地的这些因素，比如这次我看了这个资料，我实际上技术上我们都是外行，我们不懂。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人工因素，比如说我一听那个什么接触网是最受雷防雷击是最脆弱的一个环节，我在想。 他要求你什么？每公里的这个网要拉的平啊，要不能超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我就想，这一毫米都不能差的话，你然后你你能保证吗？你敢相信吗？然后如果这个自动防护系统洗手间的装修都有，没错， <laughs> 我就想起我们家那可怜的椅子来了。 <laughs> 你这时候人工监测，一一旦这个防护系统一出事儿，比如说它。 雷击或者是台风刮一下，这这个这个误差了，失效了，马上人工监测就得合上。那我就在想，这两个撞车的，我这完全常识推理啊，也许不靠谱。就前面的那雷击系统，比如他哎工作了，或者接到指令说停或者慢行，可是后边这个就没有了，怎么后边这个人工监测也没跟上呢？对，这没有很多太多的偶大道理啊。我我都明白，我就对这件事情我搞不明白。 哪件事？就是就是，比方说哈，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假如说他是后面那个车的司机，啊，对，他没有牺牲了，他没有牺牲了，加大，他要是知道前面有车，他肯定不开了，所以他是没事的。你是前面那个车的司机，那个司机现在找不到。现在最新今天南都周刊有篇文章说，他事故出了以后，一个闷闷不乐坐在边上。 说我说呃过呃这个不能过去了，他们一哦我说能过去的，他们一定要我在这里停了，我以后是再也不开车了。但这个人这几天没没没没发现过。这南都周刊有一个采访，哎，南都周刊有个采访，就这个人假的意思是接受调查组，哎，接受调查组啊。但是更妙的是，我是调度，那你看，假如是你们两个人，我我就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根据现在的科技是这辆我在调度的房里，怎么着这辆车不动了，那辆车很快。 傻瓜都看得见的，啊，那调度喝醉酒了，打牌去了，唱歌去了，那一个调度唱歌，还有别的人在吧？那所有这么多调度，你这套线路不行，还有那套线路吧？你所有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天不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调度？我还还得研究研研研究研究。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问题啊，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你知道，就过过去呃，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在讲啊，什么中学为体啊，西学为用啊。你知道，我那天听一个专家讲，我一下明白了。中国现在很多事儿就就跟特区一样，你知道吗？他就说，你知道高铁系统是一个什么系统？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整个系统，包括软件、管理，甚至包括这个人。 你这个人都得是精密的现代化的人。他说，这个意味着啊，好像是在文化上啊有一个“国中国”，就是说我在一个尚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这么一个做事效率、做事精神、工作态度，我要让他这个高铁的这个工作系统变成一个超越于你目前整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高精尖的这个这个系统。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我又想起，就像现在中国很多这个盖豪宅的。 他能在一个小圈子里盖一美国，跟美国一模一样，对吧？但是呢，出去就是荒野。没错，你知道这个，但你知道这个事情影响有多大？因为现在中美国在跟中国谈高铁技术，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的高铁在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当中是目前唯一一个有可能出口的科技。中国到目前出口的是劳力。 跟资源，高铁是唯一一个中国有可能进入世界占领先地位的这么大的一个速度 number one，啊，知道吧？所以目前这个事情了，如果不好好处理，有些人为了自己怕惩罚，为了我再三说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这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啊。 真是治国家里面，高铁是国家核心利益，现在是。但但是但是但这个是揣测，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揣测？这么多时间不出来，我们调查组在在研究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无非是几种可能：一，原因太复杂了；嗯，二，原因很简单，但是后果难以承担；嗯，三，原因不太复杂，但是代价太惨重。因为你知道，你公布什么原因？ 就意味着你要怎么解决？比比方说德国，德国出了一个事情以后，那个高铁最后质面出来是轨，那个那个车轮不行。 全德国的车轮都要换，不是全德，他那一套车系全换了，他的车系全部换，然后你是什么原因的话，对，日本那个出了那个脱轨的那个，最后整个那个自动装置，沿路自动装置全换了，呃，不是光是开车那个司机，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不止一个公司，不止一个，公司，好多上，整个相关的系统。